一九三九年的九月一号，德军发起了向波兰的进攻。凌晨三点半，那一百多万德军在两千八百架飞机、两千辆坦克的掩护下，扑向了沉睡中的波兰。德军按照计划越过边界。的第二天，波兰向英法求援，恳求他们呢履行作为盟国的义务。当时，这个伦敦同意了，向柏林发出最后通牒。 巴黎呢也采取了一致行动啊，九月三号把这个最后通牒呢发出去了。英国的警告呢是在上午十一点到期，法国呢是在下午五点。截止到最后期限，德国根本就没搭理英法两国啊，英法呢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于是两国正式向德国宣战。但是实际上，这个宣战呢被称为这个静坐的战争或者奇怪的战争。 八个月的时间内，这个英法两国对这个德国是宣而不战啊。最有意思的是呢，你说都宣战了是吧？那是不是应该往前线大量的补充军火和人员、弹药、物资啊？但是法国往前线运了什么呢？运了一万个足球。 啊，说怕这个士兵在前线闲着没事干啊，然后让他们踢球，还好没运麻将牌啊，没运扑克是吧？大家斗地主是吧？然后打四圈没运这个。其实这个希特勒呀，曾经希望的是呢，英法两国默许德国征服波兰，并且呢立即停战，因为这个德国呀，为了打仗，它的这个原料储存是严重不足的。 啊，你比如说它的铁矿砂主要要从这个北欧国家进口，另外呢，它的战争机器主要依靠来自于苏联的这个原料，比如煤呀、谷物啊、石油啊。但是呢，希特勒也知道，虽然按照丘吉尔的话说，他跟斯大林是一个藤上俩瓜，都王八蛋，谁也不比谁强多少，没相拜把子都是奴籍。 但是呢，两国意识形态毕竟不同，虽然都是独裁者啊，独裁者跟独裁者也不一定尿到一个壶里啊。希特勒都看不起墨索里尼，你更甭说斯大林了。所以希特勒也对这个东边的情况啊感到非常不安。十月六号，他曾经向英法两国呢提出了和平建议，但是呢，两国也没有回复。所以到了这个。 十月九号，那希特勒就制定了针对英法的军事行动，也就是元首第六号特别训令。针对英法的军事行动呢，包括了两场大的行动啊。第一部分呢叫黄色方案啊，是攻打低地三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北部。第二部分呢就是红色作战啊，就是直接进攻法国本土。 当时这个黄色方案呢，是由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为首的这个陆军参谋总部制定的。这个方案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基本上延续一战时期的施里芬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九零五年就由当时德国第二帝国的总参谋长冯施里芬伯爵元帅制定的，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跟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是完全类似，基本上就照照样 copy 啊。主力德军放在右翼啊，主攻方向呢是由 B 集团军群经比利时中部，以法国巴黎为主要突击方向。A 集团军群通过森林茂密的阿登地区执行助攻，企图以牺牲五十万德军的这个代价。 通过比利时进攻法国，但是当时这个 A 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中将非常不喜欢这个计划，啊，觉得这计划太扯了，是吧？完全就是二十年前的这个翻版啊！二十年前都没成功，那现在能成功吗？所以这个曼施坦因呢就制定了一个新的方案，但是这个曼施坦因只是一个 A 集团军群参谋长，所以布劳希奇大将搭理都不搭理他啊，你小子算个凳儿啊！ 是吧？老子堂堂大将军，你丫就一偏将，你还敢跟我叫板？得了，集团军参谋长别当了，当军长去吧！啊，就把这个曼施坦因呢贬到三十八步兵军担任军长。但是曼施坦因因祸得福，因为所有的新任军长必须要元首面见，所以这一下这个曼施坦因有了面圣的机会。啊，在这个希特勒接见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新计划跟希特勒一说。 把希特勒小子美的哟，鼻涕泡都出来了。因为希特勒也不喜欢这个黄色方案的这个作战计划，特别是希特勒不喜欢布劳希奇。希特勒认为陆军就是一帮普鲁士保守贵族的这个大本营啊，是根深蒂固的，跟他不一条心的。那跟他最一条心的呢？ 是空军啊，格林元帅的空军，这是完全是新建的，因为第二帝国的时代又没有空军，海军也还凑合啊，陆军最不是东西。他本来也不信任布劳希奇，更觉得这个黄色方案太扯啊，照搬这个一战施利芬计划，他也知道，只不过当时呢没有更好的，矬子里拔将军用这个了啊。等曼施坦因把自己的计划一说，那希特勒高兴的直拍大腿，你小子简直就我肚里的蛔虫，我早就觉得这帮老顽固的打法。 太老套了，哎，爱卿此意甚合朕意，就按你说的办吧。而且呢，这个陆军总部这个时候就是想反对曼施坦因的计划也不行了。为什么呢？一九四零年的一月十号，一架德军飞机被迫降落在比利时马斯特里赫特北面的马斯梅赫伦，这就是著名的这个梅赫伦事件。这架飞机迫降了，机上的乘客呢是德国空军的赫尔穆赖因贝格尔少校。 这个人虽然级别不高啊，但是呢，他是一个这个重要的相当于交通员这么一个角色的人。他携带了一本最新版本的黄色方案第二号这个作战计划。赖因贝格尔当时匆忙之中无法销毁文件，所以他被俘之后，这个文件呢就落入了比利时情报机构手中，也就意味着联军。 对这个黄色方案完全了解了。其实单从战略价值来说呀，这个最初版本的作战计划没什么太大的战略价值。英法联军的戴尔布雷计划其实呢就应付这个黄色方案的，但是改变平衡的一招恰恰来自于曼施坦因。既然黄色方案已然泄露，本来这个方案就不咋地。如果在这个 照着这个方案继续进行的话，那么只会使这个德国的作战计划更加雪上加霜啊！更就英法人家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是吧？然后你不揣冒昧的上，往往上扑，这不是找死吗？是吧？哪哪能这么打呢？所以这个曼施坦因的计划呢，就得到了总部的批准。那么这个按照曼施坦因的建议，A 集团军群的主攻方向。 改为从阿登地区通过。阿登地区是茂密的森林地带，被认为不适合坦克和机械化部队通过。这茂密的原始森林啊，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没人进去过，所以这个它不适合坦克和大部队通过。英法联军甚至都懒得把这个马奇诺防线延伸到这儿啊，觉得这是一道天然防线，德国佬根本过不来啊，这个地方根本就没必要设防，所以。 A 集团军主攻方向从这儿通过，前锋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然后让大部队通过。B 集团军群和 C 集团军群分别在北方和马其顿防线方向发起佯攻，吸引盟军主力。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这个镰刀计划，等于他的主攻方向就完全改变了，不再是从比利时进攻了，而是从阿登森林方向突破。这曼施坦因这招可够狠的。 是吧？可以说是见血封喉啊！这哥们怎么这么厉害？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曼施坦因跟隆美尔、古德里安啊，号称是纳粹德国三大名将。当然，现在有人认为呢，还得有加上莫德尔元帅。那甭管是三大名将还是四大名将，反正。 必然有这个曼施坦因，而且曼施坦因战后还写了一本书《失去的胜利》，本来他说自己能打赢的都是希特勒傻逼胡指挥，所以是都赖他不赖我。希特勒确实是有点傻逼，正好给战后这些个德国这个这些个将领们背锅啊，尤其是这些个贵族出身的职业军官，非常看不起这个前波西米亚下士，所以所有的这个罪过都都推到他身上。 曼施坦因原来姓莱温斯基，跟那个克林顿有一腿。那胖丫头也姓这姓，不知道这胖丫头是不是他们家后代？因为美国都是移民嘛，啊，也有可能。他出身是名门贵族，他爸爸是炮兵上将爱德华·冯·莱温斯基，一八二九年诞生，一九零六年故去。曼施坦因是莱温斯基上将的第十个孩子，但是呢。 由于他姨父步兵上将乔治·曼施坦因结婚之后呢，很长时间没有子嗣，所以这个曼施坦因还没出生的时候，他爹就决定把他过继给他姨父。曼施坦因刚一出生不久，莱温斯基上将就给曼施坦因上将发了个电报，说你今天得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母子平安。 恭喜了，这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这玩意儿是吧？说这难道说这孩子是他姨父跟他爹预定的吗？所以他是等于过继给这个曼施坦因家的。这样，他的亲爹、养父都是上将，一个是炮兵上将，一个是步兵上将。上将上边是大将，在这个第二帝国时代啊，元帅凤毛麟角。一般来讲呢。 这个元帅都得是这个第二帝国的这个，比如威廉皇帝啊、皇储，还有就是各王国、各公国的这个国君啊，你比如萨克森国王啊、福腾堡国王啊，才能授元帅衔。因此，这个一般贵族能当上元帅的，就是几乎没有；平民要能当上元帅，那更就是没有了，那根本就没有。所以，能做到上将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到大将也是凤毛麟角了。而且呢，这曼施坦因的。 两个爷爷，就是说他他他妈俩爷爷，叫一个是他亲爷爷啊，一个是他养父的爹啊，就是他的干爷爷。他俩爷爷也是将军，其中有一位在普法战争的时候就是军长。因此，曼施坦因是典型的含着宝剑出生的普鲁士军事贵族，所以他的身体里的每一个分子啊，每一滴血液都是为战争而生的，所以他是会打仗的这种素质啊，是与生俱来的。 因此，他啊就针对这个黄色方案的不足之处提出了自己的改进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曼施坦因计划。然后，德军向西线的进攻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曼施坦因计划开展的。